《锵锵三人行》，我们这个编导跟我说呀，说最近请马先生难了啊， <laughs> 说马先生现在这个在外边做网络视频节目，抢钱去了啊， <laughs> 不不爱到我们这儿来，因为我们这儿没钱。不是不是这意思，这个这个做了一个脱口秀，因为我我自个儿的态度是哈，到岁数了，我再不说我就永远不再说了，就没有机会了。抢救， <laughs> 抢救自己，抢救自己，所以做了一个脱口秀。 起名起的比较萌，就叫嘟嘟。 <laughs> 第一个嘟是我哎，第一个嘟是我的这个姓名字上的，第二个是嘟囔，嘟嘟就是叫自个儿自个儿说自个儿自说自话，自言自语，自说自话。对，在。 那天还有人给我想一个名儿，说你要做一网络视频节目，就叫文涛叨叨叨。对对， <laughs> 就说就网络上起名你就得起的这种比简单简单，而且比较萌，就是哎对对。但这些你都是业余的吧？业余你的正正常你是文物嘛？对，正常的事儿还得收收收集文物。对对对。他的上电视是业余的。业余。我跟你讲，徐老师，这你就要跟上今天时代。我忘了是罗兰巴特说的还是本雅明说的，我忘了啊。 但是这么一个人说过一句话，说最有效的那一拳呢，总是左手打出去的，你明白吗？他就说，他就说啊，你别看这个人啊，经常出名火呀，没火在你的专行正行上，而是你剑走偏锋或者你跨了界。你比如说马先生，没准演一电影，他真的火了，他 <laughs> 这是这不可能，这是不可能。所以这有的时候你觉得你最擅长的是右手，但是命运就是这样。 很多时候，你这辈子决定性的一拳是你的左手打出去的，嗯，所以都很难说。职业不一定就所以，我这左手就打了一拳，叫嘟嘟，可能成，可能成是吧？因为现在视频网啊，它你想你的凤凰，我有时候我落下的的，我都在网上看嘛，一样的，网上它是呃时间随你了，没错。电视是你随他，没错。所以他在这上面占一优。现在基本上可以说，我们这个《锵锵三人行》啊，我估计应该是超过一半以上的观众。 都是在网络网络上看，而且可以反复看。哎，对，就在电视台的这个收视率的排名，并那么并不那么高，但在百度的搜索的排名非常高。我们现在公司啊，已经不大看那个收视率了，雇了专门的调查公司啊。现在你知道电视台要看的数据是什么？它是这个节目在网络的排名。 然后这个节目在微博的被提及的那个提及率，然后这个节目在网络上的点击率，三个表格。现在电视台考察节目要看这个，呃，非常科学了。你你比如我我我提供一点信息哈，就是我去荷兰的一个很小的镇上，就是广场上，那个没见中国人，突然有的人快步流星的就冲我过来了，过来抓住我说，先呀，怎么在这碰见你了？后来我说哦，哦，什么那一弄，后来我就跟他聊，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《锵锵三人行》？ 就《锵锵三人行》在海外的这个这个影响力非常大，就我走到这个华人圈里啊，大大部分人都在看，我至少是一半儿对一半儿。 按理说，就是我应该知道我的人，大部分在收藏领域。是是是。但是知道我就在海外，相当至少一半人都是通过《锵锵三人行》认出来的。咱这节目绝对是冲出月球走向宇宙的节奏， <laughs> 地球上没没人看。 <laughs> 哎，我就是咱得说点正事儿了啊。马先生呢，也对这个精神病 <laughs> 非常感兴趣，对，感兴趣，没正常过哈，就是。 哎，我有句老话叫“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”。嗯，你觉不觉得这个中国人他总结命运呢很有道理？你想想，的确啊，福都是一个来的，祸都是双来的。而且我搞新闻，你就发现哪个地方出事儿啊，他就一一段时间啊，就老这地方出事儿，他绝不是只出一件事儿。 你比如说，北戴河最近成为一个瞩目的中心。嗯。先是弄那个马超群，对，供水的那个公司总经理，说马超群。最小的官最多的钱。 <laughs> 对，小官巨贪嘛。马超群是呃，就是说这个这个这个一点六个亿嘛，就是说这个摞起来啊，已经有三十三层楼以上那么高，对吧？徐才厚现在是发明了一个新的人民币计量单位嘛，就是吨， <laughs> 就因为数不过来，只好拿磅秤来腰。 就是现在这个数得慢慢数，那办案人员只能说我们在家他家他这个是多少吨 <laughs> 人民币？所以马超群给弄出这个钱，还有多少公斤黄金？三十多呃，就是六十七套。那仅是他现搜出来的，还不定有多少。而且呢，你知道，不断爆料，就是马超群这两天的消息啊，他已经成了一个武林高手。 <laughs> 就他基本上现在就是往恶霸的方向，就是这消息啊，就是他就是当地一霸。 为此呢，为了打人，听说他专门练武。美国那个 Lake Tahoe 啊，呃，有一个赌那个小镇啊，他的自己的宣传叫我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镇。嗯，这最大的一个小镇啊，那这个马超群呢，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副处长。 <laughs> 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最有钱的小官就是。而且你看马超群呢，现在已经给聊到武武功超群了吧？现在这个新闻串起来了。九节鞭。对，练过九节鞭吧？我北戴河又出了个人物李小龙。对，他叫真叫李小龙。就叫真叫李小龙，完全就是这仨字儿。 <laughs> 是吗？我说有黄飞鸿吗？ <laughs> 这李李小龙。啊，我只知道有这么个事儿。李真叫李小龙。啊。就叫李小龙，玩的是菜刀，你知道吗？咔咔咔咔。 他就是在厨房食堂里切菜的，嗯，但是干的这个事儿，这叫一个惨啊！就是杀了管理员，这这几天都爆出来了。然后冲上女生护士的宿舍，你知道后来有一个护士幸存者啊，这说明反应机敏还是很重要的。这个女的，她第一个砍的就是这个护士，但是这个护士当时坐在床上还是躺在床上啊，她本能的。 看见菜菜菜刀劈过来，他本能的抓起个风衣啊，咵一下就给他挡过去了。然后这护士一猫身就从他胳肢窝底下钻出去了，跑了，跑到楼底下报的警，然后赶快找人。这个时候，他已经在上边三个护士宿舍里啊，砍死了七个人，六个六个六不包括门口那个啊，门口家门口那个上边砍死了六加一，砍死了六个，李小龙都砍脸，对，而且而且他那个据说多刀，对。 这搞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不是就不敢跟家属看呢，就必须在殡仪馆化了妆，才敢举行这个告别仪仪式。场这个场面惨烈嘛，肯定很惨烈。他这个，因为他都利器啊，是如果是个尖的，他都是捅嘛。对，捅相对来说都相对好一点，砍下去都是皮开肉绽的嘛。所以那个非常就冷冷冷兵器惨案。而且而且这个人，关键是，他完了，人家下下去就睡觉去了。 杨也回伢那屋去了啊，这人回去了，他没跑，没跑。对，砍完了之后啊，噔噔噔回去该干嘛干嘛。嗯，就是这么一个人。所以现在的问题是，就原因有几种啊？呃，我听着也不一定靠谱。就有的说呀，被杀的护士里边有一个跟他是不是有点感情纠葛？又什么谈恋爱谈不着什么的？又有人甚至就说到了他的刀法，就是说曾经 <laughs> 埋怨，就说他切的菜啊，嗯，切的不好，就是饭饭堂里的饭不好吃。 好像听到过这种意见，呃，但是这都不重要。呃，最重要的现在也是这个争论最激烈的，也是马先生最感兴趣的，就是说这是不是个精神病？你知道现在就精神病杀人的这个话题啊，就又一次成了一个大家热聊的。甚至现在很多网友就已经提出来了，哎，我都不知道他们引证一些材料啊，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他们说美国有的州。 为了制约这种现象，已经废除了精神病那个就是不受刑罚的这个法律了。就精神病杀人一样要接受刑罚，但是好像说的是强制性的，比如类似于精神病监狱，或者让你永生永世啊，接受强强制治疗，是这么一种刑罚方式。看那个疾病中国那个疾病什么控制中心那个数据啊，我就我就不大敢相信，我不知道这个，我在网上反复的。 查这个数据是是他们提供的，说中国广义的就是比较宽泛定义的精神病啊，一亿，呃，他一亿，嗯，对，严重的一千六百万，嗯，然后说对于医疗部门卫生系统来说构成最大压力的疾病，精神病是第一位，超过癌症，超过心血管病，超过其他的什么各种各样的病，但是一亿啊这个数字。 我我我我不大敢相信，那就等于十几个人里边有一个。他是这样，就是我看过一个。他说是各种，他可能是包含了各种心理障碍、精神疾患。你某种程度上，忧郁症也算了。对对对。就是他是这样这样。美国有个精神病学专家，他说过这样一句话：他说那个精神病的疾患哈，像感冒一样容易得容易好。他说这个精精神疾病呢，每个就每个人都可能得过，有时候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就会好，就是。 比如有时候情绪低落，你有没有过？肯定有过，我也有过。就突然就这些天就是不高兴，怎么都不高兴，对吧？他可能是呃，就是精神调节出了问题。因为精神病这个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，起码还是一个最复杂的疾病，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告诉你彻底治愈。很多人说彻底治愈了，不定多少年以后可能又又又犯病了。那么我为什么喜欢这事儿呢？就是我小时候啊，在医院待着呀。 我认真的听过一个报告，叫用毛泽东思想解救解开精神病人的枷锁。嘿，有意思。哎，然后他就很多医生来讲，他怎么用毛泽东思想就治疗精神病。他其实很多东西是有道理的啊。你自己你今天想，这肯定是胡说哈。他还真不是胡说。有一个案例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说有一个严重抑郁症的病人。这个人呢，当时也不叫抑郁症，就是说这人不跟任何人说话，一进屋就是哪儿犄角旮旯蹲哪儿，一蹲就是。 一天不起来，然后问他是什么呢？他就说我是蘑菇，就不动了。然后医生说：“我怎么能把他病治好呢？”这医生呢，就陪着他蹲着，也不说话，就咱俩扛着，看谁先说话，谁先说话谁倒霉。然后呢，他熬鹰啊， <laughs> 据说他熬了一个星期以后，这个精神病人终于熬不住了，跟他说：“你怎么也蹲着？” 这是第一次打开心扉跟你通话嘛？对对。那医生说，我也是个蘑菇，顺着你的思路来。然后呢，他说，哦，你也是一个蘑菇，这就开始有有共同的 <laughs> 哎呃语言了，知音了。嗯。继续蹲着，然后呢，他就突然的往那边挪了一下。那个那个人说，你怎么能挪？他说，蘑菇也能挪呀。就是通过这种循序善进的诱导，一次一次让这个人站起来。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，这怎么是毛泽东思想呢？他说他自己是因为有毛泽东思想武装，他才能跟他才能跟那个病人扛着蹲半个月，你蹲得起吗？是是是，毛泽东的《论持久战 <laughs> 》，对 <laughs> 对，这是我印象很深的，就是记下广告。哎呀，毛泽东思想能治精神病？ <laughs> 对，你你这个《论持久战》对很不错，对，可是一亿。 咱党员才八千万， <laughs> 一个盯一个还还不够数呢，不够数没法治。但是也有这种。 呃，这种叫精神强迫症。你比如说，我我有一个呃很经典的案例，就发生在《锵锵三人行》。 <laughs> 说我吗？ <laughs> 对对不是， <laughs> 就是我大概在半年前在这做节目，我无意中咱们好像是谈食品安全，我无意中说我们家有一西瓜，搁了快一年了。对对不对？好多人来问我，你看这，好多人来问我。我看这事太怪异了。对对。你你你们都怎么样了？对对对对，还是咱们做节目。微博上啊。 那为什么好多人就问这个事儿？对，西瓜怎么？对，很奇怪。然后呢，我说呢，我到了八月十五满一年了，我就把它切开哈。然后呢，一开始就老有人问，我说没到八月十五，我没有必要告诉你啊。等到了八月十五的时候呢，我没有时间，就没有机会。比如没有机会上这儿来，你得跟这个不知道这事儿的观众，这这这。就是当时我说的是啊，就是去年八月十五时候，我儿子看看我妈，看他奶奶是，他奶奶跟他说：“这有一西瓜，带回家吃去吧。” 我儿子就抱回来，就搁在家里，因为现在家里吃不了一个大西瓜，就搁着，搁搁搁搁搁。他忽然发现这西瓜不烂，说他家为什么不烂呢？对吧？就他他他有什么办法让它不烂呢？就搁在那儿，一冬过去了，一年了，他也啥事儿没有。然后呢，我就说，如果一年满一年，我就把它切开，看看它是怎么回事儿。我是在《锵锵三人行》说的，对我自个儿给自个儿找麻烦。呃，我的博客上。 不听了，有人问，发问，办公室的电话，我们没有一个工作人员没接过这种电话，就是说，满那西瓜到底说话算数 <laughs> 不算数？你怎么回事？你说了不算数？结果结果都有的人变成强迫症，就天天打一个电话来问。然后后来呢，我就说我一定得切这西瓜了，我不切等于我说瞎话了。要要电视直播啊，电视直播。结果我自个儿做我那节目，就我说那嘟嘟，啊，就我做这个，我说我这个不能浪费资源，我得做一节目。然后我就把这瓜弄着，切开以后，意想不到。 你听着新鲜了吧？ <laughs> 你快得强迫症了吧？切开以后，完全跟你想象的是两回事儿。我四百天了，那西瓜在我们家搁四百天，拿着什么感觉都没样，都一样的，就是颜色越来越浅，越来越浅。原来是个很深绿色，最后变成一个浅绿色，有点金纹。四百天我把它切开了，这些人都叫精神强迫。不是切开了怎么样呢？你看你你也怪了吧？就是切开它完全说不出来，我必须得有图像，到时候给你个图像你看。能吃吗？不能吃了。 楼了，没不楼了，它就烂了啊！没有楼了，它可成化石了，嘿，就是这东西怎么能保成这个状态？石化了，对，石化了，它怎么回事呢？后来切开以后，因为您是搞古董这行，对，我说切开以后。 显然我没说瞎话，因为我切了之前我也不知道它它是这个样子。你想马未都他们家买一西瓜都能变化所以我这个必须得在《锵锵三人行》先把这料爆出去，要不然你看徐老师都受连累，有人问他这西瓜，你说这怪不怪？哎，发到我的微博上，你知道马未都那西瓜切了没有？我我还跟你说，也是在我们节目的这现场发生的，这我都没跟观众讲过这个事儿，在我们香港那个时候，我们还在海逸酒店的酒楼。 录像，周围是黄埔花园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当时就正在录像的时候，就后来他们就检讨这保安工作啊，就咣叽一个人就从这个门就进就进来，你在吧？我在，我在，你在吧？就就就站在这就站在这面前啊，指着我们三个哈，他说了一通什么话呀？反正很像恐怖分子。就就大概不是，大概给你叫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理儿啊？什么是真理？你们怎么知道什么是真理？好吧，我忍你们很久了，我怎么就住在附近黄埔花园？你知道吗？他就自己溜上来了。 哦对，哎就是精神有精神强迫症，咱别说人精神病，要不然人找咱打官司。对对，就是精神强迫强迫症，所以他你像这次咱还划归原题哈，就是说他李小龙，他是不是精神病？现在得做司法鉴定，你谁说都没用。据说他我看他那个报道说他看过两次精神病的医院，那证明他精神上是有问题。后来又说他是，你知道现在这个就涉及到另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问题了，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。 这个精神病你甭说治与不治，精神病的诊断，它跟物理、数学这些科学不一样。其实我们应该叫它是一种准科学。你任问任何一个精神病学家、心理学家，你敢说你这玩意儿是板上钉钉的科学吗？这本身它是个在在探讨的领域。可是呢，司法需要鉴定。你知道他们找找过一案子啊，就说这么一个人啊，也是一恶霸，说获得了杀人执照。 他就是知道这这一套啊，当着这个心理医生啊，就是做鉴定的，就装疯卖傻呀，装疯卖傻就会得到杀人执照。而且中国的这个对这个所谓这种精神病啊，如果鉴定你不负刑事责任呢，也没人管你，也也不会把你。你像西方，他有一个什么？好，我鉴定是你精神病，你记得刺杀里跟那个辛克利吗？辛克利对，当然也很不公平，但是辛克利现在还在精神病院。 就你也出不来，对吧？就跟判刑差不多。对中国这个要鉴定你是精神病，你就出去。所以那个人就屡次再犯，再犯呢，后来把他关精神病院。但是你知道最后出什么事儿？他自首了。他说他不是。不是他因为受不了这个精神病院的治疗， <laughs> 这他进去他就要治疗，他实在受不了了。最后他说我是装的。我这这这么个案例都有。 那你说这事儿怎么说呢？这精神病杀人？我去看过精神病的医生，我，呃呃，非常专业的。你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啊！啊，对对，我耳鸣啊，一直停不下来。哎。然后那个医生，医生就跟我说：“他说我不给你吃药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吃了药你会带上一个概念，你会给自己带上一个概念，就是说你会觉得自己要靠精神药物来控制自己。”他说：“这是很不好的。” 就过了一阵耳鸣就没了。我的这个我有个亲戚，呃呃，他就是文革当中受了受了刺激。他平常没事，但是他就是吃饭的时候啊，他就老一个人自己说话，而且笑，莫名其妙，大家一点不相干，他就笑，然后还到洗手间去一个人拉拉胡琴。那那拉胡琴也算了，无所谓，他不干扰你们。但他平常，但他一点都不放，不干扰别人。 我现在的困惑是，我接触到的同事中间，我们学校的我们认识当中，也有一些人有点异常。比方说，通常一个事情哈，一般的人如果不开心就不开心就算了，他会突然爆发，嗯。